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七十二集。菩提树见洛涵的询问全部围绕着林清霄，内心了然，说：“天道，你对这位天帝的感情似乎格外不同。天道生出私心是大忌。” 然而，面对着菩提树，洛寒没有反驳，就承认了。他说：“我一直想要避免，可是最终还是抵不过内心。你送我离开时，给了我很多保命灵药，可是我一次都没有使用过。他将我保护的很好。”菩提树最初的想法是送洛寒回到过去，让他阻止林青霄的偏激行为，避免大战，拯救世界。 在菩提树原本的计划里，无论天帝还是魔尊，都是洛寒的敌人。山巅只能有一个人，神和仙魔的关系本来就很敏感，尤其是天道和天宫的负责范围大幅重叠。洛寒和林清霄本该是相互忌惮的塑料盟友，没想到洛寒硬生生把强敌变成了自己的情人。菩提树安慰洛寒：“没关系。” 虽然途径不同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。如今世界安好，林青霄也在派人修补战争造成的伤痕，也算完成了我们的目标。洛寒有苦说不出，这是世界和平的问题吗？这分明是我人身安全的问题。我哪里知道，为了拯救世界就要搭上自己？洛寒没时间解释了，直接问道：“现在的林青霄？” 和我去拯救的林青霄，是一个人吗？菩提树诧异的看着他，当然是啊。那为什么他们记忆不互通，而且彼此都把对方当另一个人？天道，只有神，才有穿梭时空的能力。菩提树缓缓的说道：“世间变化万千，一切都有无数种可能，直到发生的那一刻，才能确定结果到底是什么。” 每一个微小的影响都会导致当事人做出不同的选择，这是变。然而人命天定，无论局部怎么变，总的趋势都是相同的，这是同。比如，比如仙界某个仙子的打盹，他可能立刻醒来，也可能下一瞬息才醒来，这片刻的差距就会导致凡间一场雨推迟了半个时辰。 对于世界来说，一场雨早半个时辰和晚半个时辰完全没有影响。然而，对于凡间王国的某个女子，因为不雨推迟，她照常出门，却在半路遇上大雨。她在檐下避雨时遇到了一个男子，在这一刻，她的姻缘就多出来一种可能：她可能会和对方表白心意，也可能不会。这两种选择会导致她嫁给不同的男人。 而且我们完全无法判断哪种可能性大，直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，一切才尘埃落定。但是总的来说，她嫁给张三也好，李四也罢，丈夫都是普通小市民，她不会跨越阶层，比如嫁给皇帝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她的姻缘便是个定数。洛寒明白了，他说出自己的猜测，故而。 这个女子不会拥有她和另一个丈夫的记忆，但两种人生里的她，都是她本尊。没错。洛寒停了一会儿，问：“如果我回到另一种可能里，现在的林清霄会遇到另外的我吗？”菩提树同样干脆的给出答案：“不会。六界变化万千，但天道唯有一个。”洛寒愣住。 原来那日林青霄对他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他竟然真的要做这种残酷的选择吗？回去或者留下，他只能选择一个人。菩提树见他低腿开解道：“天道，你是变数，而孤独终老，一生无情，才是林青霄的命理。你无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早日看开吧。” 洛寒沉寂了许久，问：“是否有两全之法？”他不做选择，他一定可以走出第三条路。菩提树对此只是抖了抖叶子：“天道，这得问你自己。唯有神可以制定规则，创造万物。我不过区区一棵草木，如何得知？”好，洛寒点头问：“如果我的神力强于西恒 是不是就可以修改，甚至可以覆盖西恒的时空法则了？我有生以来尚未见过这种事情，所以我也只能告诉你，从道理上讲是这样的。好，洛寒心里有了数，随即低声问：“我要如何回去？”他日后会拼命修炼神力，早日解决时空壁垒的事情。然而现在，天启祭林清宵心魔的事儿已经缓不得了。 菩提树叶子沙沙作响，说：“你来时的令牌，不就是你和另一个时空的联系吗？”不能。洛寒拿出令牌，说道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只能定位到这里，不能反向定位过去。”菩提树伸出一丛树叶看了看，说：“可能是时间问题。好说，我没有别的能耐，唯独枝繁叶茂，身上有不少枯萎的木头。” 你想要去什么时候？树木的年龄是不断向前的，一旦出现枯枝，那这块木头的时间就停留在当下了。过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性的，很少有人能够确定过去的时间，唯有菩提树可以定位所有过去。天启五千七百零五年十月初八，洛寒不假思索报出了失踪那天的时间，说。 尽量不要偏离太远，如果能在同一天最好。天启五千多年，菩提树找了很久，终于在一处遥远的根系上发现了一节枯萎的根，数数年轮，正是天启五千年左右。菩提树将枯根切下，递给洛涵。天道，这节根我只找到一处，你谨慎使用。好。 洛寒一口应下，他伸出手去接菩提树的根，忽然觉得有点冷。洛寒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外面的结界瞬间破碎，一股冰寒之气从身后飞来，缠上枯根，快速带着那块木头消失了。洛寒眼睁睁看着仅此一截的根木从自己手中飞走，只差一点他就拿到了。洛寒沉默。 菩提树也默默抖了抖叶子，化成虚形，钻入地面，慢吞吞逃走了。洛寒用力掐了下自己的手，控制住脸上的神色，就像晚上出来散步，顺便遇上林清霄一样，转身和他打招呼。啊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里啊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才的话，他听到多少？林清霄不语。 他低头把玩着手中的木头，洛寒生怕他一个手抖把木头捏碎了，到时候他可没办法再找到另外一根。洛寒连忙上前，试图阻止林青霄的动作。你先放下那块木头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迁怒木头。或许我们可以商量一下，找到一个两全之策。你的两全之策，就是只悄悄离开天宫。 伙同其他人欺骗我。林青霄手指捏着一条粗糙的，甚至还带着泥土的根结。他手指白皙如玉，捏在球结的根须上，越发衬得他的手漂亮惊人。林青霄手指微动，那节枯木瞬间消失。林青霄脸色很平静，他慢慢靠近洛寒，瞳孔漆黑，声音清浅缠绵。 我在玉清宫待到深夜，忽然很想见你。可是我去找你时，一推门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背清整齐，帷幔平整，我为你准备的衣服细软，时常用具全部摆放在原位，只有你消失了。除此之外。 你没有带走任何东西。林青霄已经靠近了，洛寒看着他的眼睛，觉得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。洛寒本能的后退两步，试图让他恢复理智。你先冷静一下。林青霄步步逼近，丝毫不顾洛寒已经站在悬崖边，退无可退。林青霄盯着他问：“如果刚才我没有出现？” 你打算做什么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